我儿，你也常去卖血。来，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那黄酒给我温一温。我这里不让你卖血，那你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呀。我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卖了血都没有吃炒菜，所以啊，这一天许三观走在街上时，脸上挂满了笑容。 那笑容使他脸上的皱纹像河水一样波动起来，阳光照在他的脸上，把皱纹里面都照亮了。请听余华的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由仲维维演播。许三观和根龙、阿芳三个人来到了医院的供血室。 那时候啊，他们的脸都憋得通红了，像是怀胎十月似的，一步一步小心翼翼的走着。阿芳和根龙还挑着西瓜，走的就更慢了。他们的手伸开着，抓住前后两个担子的绳子，他们的手正在使着劲儿，不让放着西瓜的担子摇晃。可是，医院的走廊太狭窄。 不时有人过来把他们的担子撞一下，这担子一摇晃，阿芳和根龙肚子里胀鼓鼓的水也就跟着摇晃起来，让两个人疼的是嘴巴一歪一歪的，站在那儿不敢动弹。等担子不再那么摇晃了，才重新慢慢的往前走。医院的李血头就坐在供血室的桌子后面。 两只脚架在一只拉出来的抽屉上，裤裆的地方敞开着，上面的纽扣都掉光了，里面的内裤看上去花花绿绿的。许三观他们进去时，供血室里只有李血头一个人。许三观一看到李血头，他心想：“这就是李血头，这李血头不就是？” 经常到我们厂里来买蚕蛹吃的李秃头吗？李铁头看到阿芳和根龙他们挑着西瓜进来，就把脚放到了地上，笑哈哈的说：“ <laughs> 是你们呢，你们来啦。”然后李铁头看到了许三观，就指着许三观对阿芳他们说：“哎，那这个人，我像是见过。” <laughs> 他就是这城里的人呐，啊哈啊，所以嘛，你看， <laughs> 哦，我你常到我们厂里来买蚕蛹的，哦，那你是四厂的？是啊，哈， <laughs> 他妈的，怪不得我见过你呢。怎么着，你也来卖鞋？ 阿芳说：“啊，我们呐，给你带西瓜来了。这瓜是上午才在地里摘的。”李铁头将坐在椅子里的屁股抬了起来，看了看西瓜，“哈哈哈哈哈！呃，这一个个呃都还很大，哎，就给我放到墙角吧。”阿芳和根龙往下弯了弯腰，想把西瓜从担子里拿出来。 按李雪头的吩咐，把他们放到墙角，可他们弯了几下，没有把身体弯下去，两个人面红耳赤，气喘吁吁了。李雪头看着他们，不笑了：“你们喝了有多少水啊？”“就喝了三碗。”根龙在一旁补充说：“他喝了三碗。” 我喝了四碗，放屁！李铁头瞪着眼睛说：“我还不知道你们这些人的膀胱有多大啊！他妈的，你们的膀胱撑开了，比那女人怀孩子的子宫还大呢！哎，你们呢？起码喝了十碗水。”阿芳和根龙嘿嘿的笑了，李铁头看到他们在笑。 就挥了两下手，对他们说：“啊，算了算了，你们两个还算有良心吧？平日里常想着我，那这次我就让你们卖血了啊！哎，下次再这样，可就不行了。”说着，李血头去看许三观。哎，你过来。许三观走到李血头的面前，李血头又说：“你把脑袋呃放下来一点。” 许三观就低下头去，李铁头伸手把许三观的眼皮儿撑开。哎，让我，呃，看看你的眼睛，呃，看看你的眼睛里有没有黄疸肝炎？哦，哦，没有。嗯，嗯，那再把舌头伸出来，让我看看你的肠胃。啊，啊，肠胃也不错。啊，行了，行了，嗯，你可以卖血了。 哎，你听着啊，这按规矩，是要抽一管子血啊。呃，先得检验你呢有没有病。今天呢，我是看在阿峰和根龙的面子上，就不抽你这一管子血了啊。再说，我们今天算是认识了啊，这就算是我送给你的见面礼了啊。许三观，根龙。 阿芳三个人卖完血之后，就步履蹒跚的走向了医院的厕所。三个人都歪着嘴巴，许三观跟在他们的身后。三个人是谁也不敢说话，都低着头看着下面的路，似乎这时候稍一用劲儿，这肚子就会胀破了。三个人在医院厕所的小便池前站成了一排。 撒尿时，他们的牙根是一阵阵剧烈的发酸，于是就发出了一片牙齿碰撞的响声，和他们的尿冲在墙上时的声音是一样的响亮。然后，他们就来到了那家名叫“胜利”的饭店。这饭店是在一座石桥的桥墩子旁边，它的屋顶。 还没有桥高，屋顶上长满了杂草，在屋檐前伸出来，像是脸上的眉毛。饭店看上去没有门，它的门和窗连成了一片，中间只是隔了两根木条。许三观他们就是从旁边应该是窗户的地方走了进去，他们坐在了靠窗的桌子前。 窗外是那条穿过城镇的小河，河面上飘过去了几片青菜叶子。阿芳对着跑堂的喊道：“来，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哎，黄酒给我温一温。”根龙也喊道：“哎，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我的黄酒也温一温。 这许三观看着他们喊叫，觉着他们喊叫时手拍着桌子很神气，他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手拍着桌子喊道：“哎，呃，一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呃，黄酒，呃，呃，温一温。”没多少功夫，三盘炒猪肝和三盅黄酒就端了上来。 许三观拿起筷子准备去夹猪肝，他看到阿芳和根龙是先拿起了酒盅，眯着眼睛抿了一口，然后两个人的嘴里都吐出了丝丝的声音，两张脸上的肌肉像是伸懒腰似的舒展开来了。阿芳舒了口气说道：“呀，这下踏实了。” 许三观就放下筷子，也先拿起酒盅抿了一口，黄酒从他嗓子眼里流了进去，暖融融的流了进去，他嘴里不由自主的也吐出了丝丝的声音，他看着阿芳和根龙，嘿嘿的笑了起来。阿芳问他：“哎，你卖了血，是不是觉得头晕呢？”“嗯。” 这头倒是不晕，就是觉得力气没有了，手脚发软，走路啊发飘。 <laughs> 你把力气卖掉了，所以呀，你就觉得没有力气了。我们卖掉的是力气，你知道吗？啊，你们城里人呐叫血，我们乡下人叫力气。力气呀有两种，哎。 这一种呢是从血里使出来的，还有一种啊是从肉里使出来的。血里的力气比肉里的力气值钱多了。哦，那什么力气是血里的？什么力气是肉里的呢？啊，呃，你上床睡觉，你端着个碗吃饭。对了，你从我阿芳家走到他根龙家。 走那么几十步路，用不着使劲的，都是花肉里的力气。哎，呃，你要是下地里干活呢，啊，你要是挑着百十来斤的担子进城啊，这使劲的活呀，那就是花鞋里的力气了。许三观点着头，哦，我听明白了，这力气啊，就和口袋里的钱是一样的。 先是花出去，再去挣回来。阿芳点着头，这城里人就是聪明。哦，那你们天天的下地干重活，还有富余力气卖给医院，你们的力气比我多呀。根龙点点头，哼，也不能说力气比你多。 我们比你们城里人舍得花力气。我们娶女人、盖房子，都是靠卖血挣的钱。这田里挣的钱最多，也就是不让我们饿死。哎，是，啊，根龙说的对。我现在卖血呀，就是准备盖屋子。再卖上两次呢，这盖屋子的钱就够了。根龙卖血，嘿嘿，是看上了我们村里的桂花。本来呀。 桂花已经和别人订婚了，那桂花啊又退了婚，这根龙就看上她了。哦，我见过那个桂花， <laughs> 呃，她的屁股太大了。根龙，你是不是喜欢大屁股呀？跟 <laughs> 根龙笑着，阿芳说：“哎。” 屁股大的女人踏实啊，躺在床上像一条船似的，稳稳当当的。 <laughs> 许三观也嘿嘿的笑了。阿芳又问他：“哎，许三观，你想好了没有啊？你卖血挣来的钱怎么花呀？”我还不知道该怎么花呢。 我今天算是知道什么叫血汗钱了。我在厂里挣的是汗钱呐，我今天挣的是血钱呐。哎，这血钱我不能随便花掉啊，我得把它花在大事情上面。这时候，根龙慢悠悠的说：“ <laughs> 嘿嘿，你们看到那李铁头裤裆里？” 花花绿绿的了吧？看到了呀。阿芳一听这话，嘿嘿笑了，跟龙继续说：“会不会是那个叫什么英的女人的短裤啊？”嘿嘿，那还用说，两个人睡完觉以后穿错了呗。 <laughs> 呃，我真想去看看，呃，那个女人的裤裆里。 是不是穿着李血头的裤裆啊？这天，许三观坐在瓜田里吃着西瓜，他的叔叔，也就是瓜田的主人，站了起来，他两只手伸到后面拍打着屁股，尘土就在许三观脑袋四周纷纷扬扬，也落到了西瓜上。许三观。 用嘴吹着尘土，继续吃着嫩红的瓜肉。他的叔叔拍完屁股后，重新坐到田埂上。许三观问他：“三叔，那边黄灿灿的是什么瓜呀？”在他们的前面，在藤叶半遮半掩的西瓜地的前面，是一排竹竿支起的瓜架子。 那上面吊着很多圆滚滚、金黄色的瓜，像手掌那么大。另一边的架子上吊着绿油油、看上去长一些的瓜，它们都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风吹过去，先让瓜藤和瓜叶摇晃起来，然后吊在藤上的瓜也跟着晃动了。许三观的叔叔把瘦胳膊抬了起来。 那胳膊上的皮肤因为瘦都已经打皱了。叔叔的手指了过去。啊，你是说黄灿灿的，那是黄金瓜。那旁边的，呃呃，那绿油油的吧，是老太婆瓜。嗯，四叔啊，我不吃西瓜了，我吃了有两个西瓜了吧？哎，没有两个，我也吃了。 哈哈，我吃了半个呢。呃，四叔啊，我知道黄金瓜，那瓜肉特别香，就是不怎么甜，倒是中间的籽儿很甜。这城里人吃黄金瓜呀，都把籽儿吐掉，我从来不吐。呃，从土里长出来的，只要能吃，哎，就都有营养。那那老太婆瓜我也吃过，那瓜不甜。 也不脆，吃到嘴里黏糊糊的。吃那种瓜呀，有没有牙齿 <laughs> 都一样。四叔啊，我我好像还能吃。我再吃两个黄金瓜，嗯，再吃一个老太婆瓜。许三观在他叔叔的瓜田里一坐就是一天，到了傍晚来到的时候，许三观站了起来。 落日的光芒把他的脸照得像猪肝一样通红，他看了看远处农家屋顶上升起的炊烟，拍了拍屁股上的尘土，然后双手伸到前面去摸摸胀鼓鼓的肚子，那里面装满了西瓜、黄金瓜、老太婆瓜，还有黄瓜和桃子。许三观摸着肚子对他的叔叔说：“啊。” 我要去结婚了，然后他转过身去，对着叔叔的西瓜地撒起了尿。嗯，四叔，我想找个女人去结婚了。四叔，这两天呢，我一直在想，这卖血挣来的三十五块钱怎么花呀？啊，我想啊，嗯，给爷爷几块钱，可是爷爷太老了，这爷爷呀。 都老的不会花钱了，嗯，我我还想给你几块钱呢。我爹的几个兄弟里啊，就你对我最好，啊，呃，四叔啊，呃，哎，可我又舍舍不得给你，嗯，这是我卖血挣来的钱呀，不是我卖力气挣来的钱呐，我我是舍不得给。 <laughs> 哎，四叔，我刚才站起来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娶女人了，四叔。 我卖血挣来的钱，这总算是花这地方了吧？ <laughs> 哎呀，四叔，我吃了一肚子的瓜，怎么像是喝了一斤酒似的？四叔，你看我的脸，我的脖子，啊，我的脚底，我的手掌，都在一阵阵的发烧呢。这许三观的工作。 就是推着一辆放满那些白绒绒蚕茧的小车，行走在一个很大的屋顶下面。他和一群年轻的姑娘每天都要嘻嘻哈哈。隆隆的机器声在他和姑娘们中间响着，他们的手经常会伸出来，在他头上拍一下，或者来到他的胸口，把他往后推一推。 如果他在姑娘中间选一个做自己的女人，一个在冬天下雪的时候和他同心协力将被子裹得紧紧的女人，他会看上林芬芳，那个辫子垂到了腰上的姑娘，笑起来牙齿又白又整齐，还有酒窝。她一双大眼睛，要是能让许三观看上一辈子。 许三观心想，自己就会舒服一辈子。林芬芳也经常把他的手拍到许三观的头上，推到他的胸前。有一次，还偷偷的在他的手背上捏了一下。那一次，许三观把最好的蚕茧送到了他这儿。另外一个姑娘也长得漂亮。 他是一家小吃店里的服务员，在清晨的时候，他站在一口很大的油锅旁炸着油条。他经常“咿呀啊呀”的叫唤，沸腾起来的油溅到他的手上，发现衣服上有一个地方脏了；走路时不小心滑了一下，或者看到下雨了，听到打雷了，他都会响亮的叫起来：“啊呀！” 哈哈，这个姑娘叫许玉兰，她的工作随着清晨的结束也就完成了。接下去的整个白昼里，她就无所事事的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她经常是嗑着瓜子儿走过来，走过来以后站住了，隔着大街与对面某一个相识的人大声说话，并且放声大笑。 同时发出一声一声“啊呀”的叫唤，他的嘴唇上有时还沾着瓜子壳。当他张大嘴巴说话时，从他身边走过的人能够幸运的呼吸到他嘴里散发出来的植物的香味儿。他走过几条街道以后，往往是走回到了家门口，于是他就回到了家中。 过了十分钟以后，他重新出来的时候，已经换了一身衣服。他继续走在了街道上。徐玉兰每天都要换三套衣服，事实上，她只有三套衣服。她还要换四次鞋，而她呢，也只有四双鞋。 当他实在换不出什么新花样时，他就会在脖子上增加一条丝巾。他的衣服并不比别人多，可是别人都觉得她是这座城镇里衣服最多的时髦姑娘。她在大街上的行走，使她的漂亮像穿过这座城镇的河流一样被人们所熟悉。 在这里，人们都叫他油条西施。哎，你们看，油条西施走过来了。哎，油条西施走到布店里去了。他天天都要去布店买漂亮的花布呢。不是，油条西施去布店是光看不买。哎呦，油条西施的脸上香喷喷的。哎，这油条西施的手不漂亮。 他的手啊太短，手指头太粗。你看，他就是油条西施。油条西施，也就是雪玉兰。有一次和一个名叫何小勇的年轻男子一起走过了两条街道，两个人是有说有笑。后来在一座木桥上，两个人站了很长时间。 从夕阳开始西下，一直站到黑夜来临。当时何小勇穿着干净的白衬衣，袖管卷到手腕上面。他微笑着说话时，一只手握住自己的手腕子。他的这个动作使许玉兰十分的着迷。这个漂亮姑娘仰脸望着何小勇时，眼睛里是闪闪发亮。 接下去，有人看到何小勇从许玉兰家门前走过，许玉兰呢刚好从屋子里出来，许玉兰看到何小勇就啊呀叫了一声，叫完以后，许玉兰脸上笑吟吟的说：“进来坐一会儿。”何小勇就走进了许玉兰的家。《许三观卖血记》播送完了，录音曲播。 音效合成：严娟，由佳佳听书馆录制提供。这次节目播送完了。